第七十一集，旁听吗？林和熙想了想，面上有些迟疑。尤重道：“转专业的事我也问过，国际学院和本部的入学批次不同，直接跨批次转学院不太可能。”这个我也知道，如果真有那么容易，他神色微潮。那么当初林远卫就会直接把我塞进 A 大本部，而不是学校名下的所谓国际学院了。 骤然提及林远卫，尤崇的脸色也沉了沉。夏成风在美院的人脉很广，手里也有从学院教授那里直接获得的资源信息，跟着他，不会有任何坏处。林和熙点点头，单手抵着下巴，嗯，我不是在犹豫夏成风的事情，我只是在想……他眉间轻蹙，面露苦恼。 夏成峰已经大三了，他们上的那些课，我可能会听不懂。虽然心中有些遗憾，但是尤虫提起的这件事又确实令他心动不已。与其将时间浪费在不喜欢且毫无就业前景的专业上，不如利用这些仅剩不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甚至隐隐在心中后悔起来。 为什么要在进入林家的这几年里放下手里的画笔？林和熙仔细想了想，虽然大三的课程跟不上，但眼下大一才入学不到三个月，一年级的课程自己应该还是能跟得上。他心中渐渐有了成型的想法。尤崇上午也只有两节课，下课以后，尤崇和周轩约了大二的学弟打篮球，杨卷和赵度去图书馆看书。 林和熙等他们收拾桌面书本，瞥见杨卷被塞得鼓鼓的书包，忍不住凑过去轻笑调侃：“ <laughs> 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鼓？”杨卷老老实实的打开书包给他看：“六级的试卷，还有语法书。”林和熙坐在课桌上，顺势弯腰抬手搂住他的肩，故意诱惑他道：“看书做题多没意思啊。” 不如跟我们一起去打篮球。杨卷脸上发烫，结结巴巴的答：“尤虫和周轩的英语成绩好，我英语太差了。”林和熙还要继续说话，旁边的尤虫已经开口打断他，语气里裹着几分微妙的不快。林和熙，他这才放开杨卷，从课桌上跳下来，当着其他人的面抬手攀住油虫肩头。 举手投足间皆是与普通朋友相差无几，语调微扬问：“怎么，你怕我欺负他？”尤崇瞥他一眼，猝然伸手环过他的腰，将人往自己怀里紧紧一带，嗓音低沉的反问：“林和熙，摸着你的良心说话，我这是怕你欺负他吗？”普通朋友之间相互勾肩搭背还算正常。 相互搂腰，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林和熙谨慎地回头望向其他人，那三人恰巧背对他们在说话，并未注意到尤崇的举动。林和熙抬手去掰尤崇搂在自己腰上的手，声音很轻地问：“你不怕被他们看见？还是说，你已经告诉他们了？”眼见前方的三人要转过头来，尤崇面色自如地松开手。 摇摇头道：“我还没有说，中午一起吃个饭，再告诉他们。”林和熙道：“行。”周轩已经转头在催促他们离开。林和熙走出两步，又似想到什么一般，侧过脸来问：“哎，到时候你们寝室的人该不会以为是我把你带偏的吧？”油虫低低笑一声：“ <laughs> 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。” 林和西面不改色，言辞早早的反驳：“你知道直男被掰弯的几率有多小吗？”尤虫不以为意：“有多小？”林和西下巴微扬，理直气壮的道：“据科学家的数据统计，直男被掰弯的几率为零。”尤虫不置可否。林和西故作神情严肃，目光半是狐疑，半是戏谑的流连在他脸上。 以你的条件来说，这些年追你的人绝对不少。可是你的初恋竟然还在，我都要开始怀疑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直男？对方问的话，尤虫自己也怀疑过。然而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此时也无从再追究探寻起来。更何况，此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。尤虫挑眉望向他。 这个科学家是哪个科学家？姓林吗？林和熙笑眯眯的不答话，油虫眉梢挑得更高，动作自然的握住他垂在身侧的左手，淡淡开口道：“这位姓林的科学家，你的数据该更新了。”碍于前方的三人皆是不知情，林和熙没有和他握太久，就放开油虫的手，转而把话题绕回原来的内容，轻啧一声道。 如果他们坚持认为是我带偏你，我也说不过他们三张嘴啊。尤崇漫不经心的勾唇，那你把方青宁叫过来。林和熙道。等夏成风把人追到手，他不还是站你那边的吗？尤崇若有所思的瞥向他，照你这么说，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，没人跟你统一阵营了。林和熙想也不想的反问，难道不是吗？ 尤虫道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林和熙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的重复道：“什么？”尤虫笑了一声，他的口吻听上去风轻又云淡。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，可是我站在你那边。体育馆的使用权已经提前向管理老师报备过。 三人到体育馆里的时候，篮球队几个大二的学弟已经下场在打球了。尤崇和周轩过去换了两人出来，林和熙已经不再回学校的宿舍，打球出汗没有衣服和裤子换，也就熄了打球的念头。他坐在场边的长凳上看尤崇和其他人打球。 两个被换下来的二年级学弟跑向场外休息区，急着从书包里拿水喝，并未过多留意坐在凳子另一端的林和西。装水的书包就靠在凳脚旁，有个男生起身时没拿稳，水瓶重重砸落在地上，飞快滚向前方。他弯腰伸手去捡，动作仍是慢了一步，眼睁睁看着水瓶滚进林和西脚边的凳子下。男生拧起眉来。 弯着腰挪到林和熙腿旁，语气不怎么好的开口：“你把脚挪一挪，我捡东西。”认出对方是上次在体育馆撞掉他帽子的男生，林和熙无声的扬高眉间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往旁边挪开一步。对方跪在凳子前捡回水瓶，脸色缓了缓，起身拧开瓶盖，仰头大口喝水的同时，余光漫不经心的朝坐在凳子上的林和熙瞄去。 下一秒，他陡然瞪大了眼睛，一口水猛地喷了出来，尽 <laughs> 数溅在旁边人的脸上。后者缓过神来，当即就有些心态爆炸，黑着脸骂他道：“你他妈没毛病吧？”被骂的男生半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匆匆掀起衣服擦掉下巴上的水，涨红着一张脸，磕磕绊绊的朝林和西喊：“哎，嫂子好。” 林和西闻声抬眸，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话，就听对方同伴茫然又不解的问：“什么嫂子饺子？”男生伸长手臂套住他的脖颈，迅速将人拖到自己面前来，自以为声音很小的骂道：“这货，是虫哥老婆！”同伴恍然大悟，身体立得笔直，嘹亮的嗓音霎时环绕回荡在整个偌大的体育馆内。 啊，嫂子好，嫂子好！篮球场上运球的人手一抖，篮球砸落在地板上，弹跳两下，然后飞快的滚了出去。然而，却没有一个人过去捡球。众人的视线已经齐刷刷的朝场外林和西坐的地方看了过来。